这些年过去，我不再相信命运，不再像个云游诗人那样，与世无争的走在历史的河畔，幻想顺流而下，总会遇到更好的风景。充满盲目的希望是不够的，自欺欺人的把自己再也不相信的东西传达给年轻人是无耻的。可我也不舍得砸碎中央广场的石像，不舍得浇灭那些。 好不容易燃起来的火把，只好沉在淤泥里，背起山河，自己来做那个挖开深夜的人。恭喜陆将军、陆夫人喜得贵子！ <laughs> 请进，请进！真是天赐时灵，将门生辉啊！ <laughs>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 里面请，里面请。陆将军，听说夫人怀孕，我第一时间就赶回来了。哎呦有心有心，里面坐。陆将军，小小贺礼不成敬意，望您笑纳。哎呦，太客气了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怎么了，靖恒？没事。怎么，有个弟弟你不高兴了？我才没有。呦呦呦，还不承认啊？你去照照镜子去。 妒忌两个字都写在你脸上了， <laughs> 生什么都可以，就一点，别生一个和你一样烦人的。嘿，你个臭小子！哈哈哈哈。 新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Pries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，残次品第六期。啊！终于把他这些嗨翻屋顶的弟兄们送走了，在他们面前公开了这层关系是件高兴事儿。今天可以和林好好的独处一下。 湖南卫队长来访，陆总长，嗯，麻醉剂的事儿，在我心里憋了十几年了。啊，现在林将军也回来了，我想跟你们好好聊聊。哦，聊，就那就聊吧。你弄那么多酒干嘛呀？喝。啊啊，好啊好。当时的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将军给我下，胡兰主动来找我解心结，是件值得欣慰的事。我能怎么办？在林无言的主持下，我们喝了半打烈酒，终于把心里的那根刺给拔了出来。来来来来 <laughs> 都出息了啊！战龙，把酒瓶子收拾了。陆必行，弄上床。图兰，扔出去。第三天，您的学生黄锦书来访。陆总。 你们开派对居然只叫怀特不叫我们，太不公平了！就是就是，老师你可不能偏心啊！我们自备了酒水和食物。哎， <laughs> 这帮小崽子们总算是走了，明天应该可以清静了。哈登博士来访。林将军，陆总长，关于女娲计划，我想跟你们交流一下。让成熟的细胞退化为干细胞。能把我聊困的人不多，哈登博士算一个。 这该来的都来过了，明天可以和林一起。我马思扬为队长来访。陆总长，听怀特说，你以前的星海学院是第八星系最好的学校，您又是工程部的零零一。 <laughs> 陆总长。陆总长。陆总长。战卢，我要疯了，这都十天了，能不能在我门口立个牌子，不接客？陆校长，不接客的意思有多种，您具体是指哪一种？战卢。 作为人工智能，你的理解力呢？哎，既然挡不住人来，那就只能我走了。塞尔维亚星的居民们，鸦片不是什么毒品，而是伊甸园的升级版，能促进人类进化。但政府不允许无法控制的进化人产生，所以。主人，我们在塞尔维亚星和周围的小行星空间站都散播了这些消息。 目前看来效果很好，鸦片芯片的使用人数正在缓慢上升。主人，您看星系图，人类活动区都被标注了颜色，由白到粉红、正红、深红等等，颜色越深代表鸦片的普及率越高。白色区域是哪儿？呃，第八星系，那里一代芯片的普及率还在百分之三以下，但除此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超过了百分之八。 你家里人没教过你，做人不能永远藏头露尾吗？混账！你非来我这找死吗？林静和先生，欢迎回家。嗯，没事，留什么眼？林。 我在银河城市中心的宾馆接待外派外星的几个政府工作人员，地址如下。陆总长干什么工作需要向我汇报啊？还把地址说的这么详细，先生，我认为陆校长是想让您去接他。你们俩又串通好了？不不不，先生，我只是按照陆校长的行为模式和性格特征分析出了这句话的潜台词。那就更不能惯着他了。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不是让我准备机甲车？ 知道还不快去？是，先生。 体面呢？嗯嗯嗯。喂，是你喝多了，还是你的衣服喝多了？嗯。装醉都不会，还想耍流氓？唉，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酒后乱性了。啊。你有生物芯片，能够分解酒精，放到三个土篮都没问题，还能喝乱性了？这个酒真的不太一样。 很厉害的，今天接待的这帮人来自八星系一个很偏远的小行星，星系内战的时候打坏了恒温系统，工程队冒着战火修复了他们的恒温系统，幸存者随即向我们倒戈，宣布永远受第八星系独立政府辖制。当时帮助过他们度过严冬的救命酒，后来起了个名，叫幸存。每年他们都会给我送一箱珍藏版的幸存酒纪念。 我晚上确实喝了不少，要不是这样，我也干不出这种事。这是很久很久以前才能做得出的事了。 <coughs> 我……嗯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不怕有危险吗？ 闻出来的，你你别这么闻我！我忘了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制止，战卢就只会买尤加利的洗涤剂。这是他倒霉设定之一。这么多年就没人说你闻起来像个人形樟脑吗？酒味都遮不住。啊！再说危险这玩意儿，不管你怕不怕，该来都会来。你得习惯它，解决它，不要为它耗费太多的心力。 恐惧，会伤身的。恐惧，恐惧是一种杀敌一万、自损八千的自我保护。被五马分尸过的人，做鬼都能被疼醒。他知道，自己要是再有一次，可能就魂飞魄散了。所以就是会怕，就是会恐惧。我。 我就是那个浑身都疼的孤魂野鬼，我就是那个吓得一动都不敢动的人，林，我，我可能很多东西都缝不上了，我也，我也没法把曾经你有点喜欢的那个人还给你。你不相信我了吗？啊，独眼鹰那个时候整天在背后说我坏话。 想让你离我远点你拉偏架，相信我。看来亲王围攻基地，我指使一群刚学会开机甲的菜鸟当诱饵去送死，你好像也相信我。我没有承诺过要保全那个破基地，也没跟你自我介绍说我是个好人，是你一直在盲目的相信。我就只答应过你一件事，我说，只要你还在，我就还会回来。 只有这句，你不信了？是我让你失望了吗？从玫瑰之心回来的时候，你躺在医疗舱里，脸上好像有一层驱散不开的阴霾。我想把它抹掉，所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行吗？我坦白说。 这么多年，我还真喜欢过一个人，谁？是个脸皮很厚的小青年，他半夜三更跑到我房间里来勾引我，手法拙劣，但是长得倒不错，所以，我也没有十分留下会。果然，他不缺人喜欢，因为他跟我说：“你既然想吻我，为什么要认真？” <laughs> 叫声哥哥来听听。 <laughs> 你肚子上的疤是怎么弄的？你不是说没受过伤吗？别管他。 天上的江河湖海，被环绕的一排卫星来回牵拉，涌起的潮汐，惊险的掀起惊涛骇浪，又轰然落下。涌向深远的记忆，回旋着卷起浪花，再怯怯的掉头，往前，往未来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我会自己帮你。 机会了，我要判你无期徒刑。 迟到了半小时啊，还好没出什么事。你这破闹钟电你自己也就算了，能不要连我一起吗？我看看，这样你怎么也不吭声啊？连睡觉都有人抓着你的手，林将军，你哪辈子修来的福气？我以为是无期徒刑之前的严刑逼供环节，还没来得及表演宁死不屈，有个人就哭得要断气。啊，我我我没有啊。 那湿哒哒的是什么？鼻血还是口水？ <laughs> 该死，居然被他调戏了！他小腹上的疤跟脖子上的那条好像是配套一样，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呢？还有这些齿痕和齿痕，齿痕？喂，真流鼻血了？ 你这乌鸦嘴，已经进入玄幻范畴了。要我帮你请假吗？嗯，失血过多，他们会不会以为总长遇刺了？好啊，我等会儿给秘书处发一道更改日程的通知，你猜他们会不会疯了？经过半年，两百多天的习惯，秘书处不那么容易疯。这半年里，我正式就任了第八星系的最高统帅。 算是升官发财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白银十位也基本完成了重组，人事变迁的节奏舒缓而平和，但技术的发展却好像迎风就长的苔藓和杂草。从第一次偶然间发现天然虫洞区，到载人机甲可以有惊无险的定向通过，用了好几年；而在天然虫洞区里搭建稳定的空间场和通讯通道，却只用了不到两百天。陆必行半夜惊醒的毛病，还是没好利索。 不过刚开始是一宿进行两三次，现在差不多两三天才会有一次。第八星系重新掀起了陆逊热，杜撰陆逊将军的电视剧半年内上映了三部，至今还没有要过气的意思。十多年了。 中央广场对面的小酒馆居然还在。各地的物资生产线虽然恢复了一些，但是需要重新规范、扩大生产，得尽快想办法，想达到星系内自给自足的水平。保守估计，至少。陆碧行的工程队快回来了，你想把我支走是不是？他买单。哎，哎，哎！ <laughs> 独眼鹰肯定要跟你告状。 说我勾走了你的宝贝儿子，你这个宝贝儿子，果然是个跟你一样烦人的家伙。我就生了个跟我一样烦人的，能怎么样？你还不得一样喜欢他？我气死你！秘书长阁下。啊啊，你好。秘书长好。哎，你好。秘书长早。早。 大家不要拥挤，有什么问题先到会议厅落座后再提问。阁下，请问沃尔夫元帅昨夜入院紧急治疗的事情是真的吗？别挡道，让秘书长过去。王先生，有消息称老帅已经光谱了，是真的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解惑。元帅昨天签发了联盟军委三百零六号令。这个决定实在不像沃尔夫做的。这个决定实在不像沃尔夫做的。这个决定实在不像沃 树敌很多，有很多躲在暗处的人，一直希望看到我们联盟这位保护神倒下，但是很遗憾，还没有。您的意思是老元帅身体很健康，为什么伍尔夫元帅本人不向公众发声呢？这位《沃托日报》的记者朋友，您好，我不知道您的“很健康”是什么标准。老帅神志清醒，基因。 也没有波普崩溃，这本来就是一场无聊的流言。鉴于民众很关心，联盟中央才决定开一场新闻发布会。但元帅毕竟已经是三百二十岁高龄的人，你总不能要求一个老人因为这种事不遵医嘱，跑到一个这么过于喧嚣而且不利于他健康的环境吧？ 老元帅签署三百零六号令，涉及七大星系中央军部署。按照联盟宪法，签署这份法令时，需要联盟中央议会、立法会与各星系中央军共同派代表在场见证。见证名单已经放在了联盟政府官网上，诸位可以随意查阅。有些阴谋论者。 可能认为这些人可以同时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。 <laughs> 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说明我们整个联盟的军政骨干都已经沦陷了。那么，早就该有人出来宣布改朝换代了。咱们还凑在一起讨论什么呢？啊？ <laughs> 我知道我的一面之词很难让大家信服。 为了打消民众的疑虑，同时保证老帅的修养，我们在提问环节之后，会与元帅进行现场连线。标准芯片舰队就绪，动植物实验频道。已满负重装载。不好，快来！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是陆总长来了！真的是他，本人比电视上帅多了。陆总。 <laughs> 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个动物园的奇珍异兽啊！远征队自从第一次成功穿越自然虫洞后，就变成了时髦项目，招了好多不知所谓的实习生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挺好的，总比无人问津强啊！距离你们出发还有两个小时，给我十分钟。陆总，你老这么跑过来，别人会以为我是关系户的。下次再有实验，他们该不让我去了。他们本来也不该让你去。 以前联盟各大研究所都有规定，有一定危险的人体实验员需要由四十岁以上、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士担任。唉，我以前一直觉得静书的性格比较冲动，想的又多；怀特呢，好奇心太重，容易闯祸。倒是你的理想一直都挺正常，就打算发财，是个很让人放心的孩子。没想到最后反而是你做了最危险的事。谁跟我比资历？ 我人小辈分大，我是星际远征队的奠基人之一，亲自穿越过两次虫洞。年纪轻轻的老爸气质那么重，你就不怕林将军嫌弃你吗？呵呵呵，我觉得在这方面他实在没有理由嫌弃我。上次这么说我的人还是周六。我知道，第八星系已经很少有人在提他了，可我一直都记得。 他是最早试图挣脱所谓第八星系命运的人，是最早被接纳进白银九，证明垃圾也能有价值的人。他当过无数次英雄，本该载入史册，却因为一念之差要了无数人的命，险些把第八星系推进万劫不复之地。陆总，嗯，你恨他吗？你恨朱六吗？我不太想故作宽容。 但一念之差的事，有时候无法苛责。你处在他的位置上，能不能理智的考虑的这么周全呢？至少，我可能不行。我，对了，陆总，咱们第一次穿过虫洞找到的那个机甲残骸的军用记录仪里，有当时七八星系联军遇袭的实况。你上次不是让我帮你找出来，估算现场各项参数吗？嗯，很奇怪。 军用记录仪上记载，附近没有其他武装活动的迹象。我想自由军团的人也不可能这么明目张胆地出现在反乌会面前吧？从战炉损毁到反乌会撤退干净，至少在半小时以上。但是爆炸时有一部分反乌会的机甲也被波及，不仔细看差点发现不了。哎，你说林将军平安活下来，会不会和这个有关？反乌会伏击月前点之后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林一直不肯说。 看来得去找那个哈登博士聊聊了，说不定能套出点什么。嗯，这倒是个新发现。该出发了，一路平安。加密通讯连接成功，你在哪儿？ 周围安全吗？我把车开到了偏僻的地方，才连接的地下网络，不会被追踪。嗯，发布会结束了。是的，哈尔斯先知，三百零六号令签署时的见证人名单出来了。王艾伦不可能控制这里面的所有人，中央军代表们也不可能认错最高军事统帅。方才提问环节里，伍尔夫也露面了，他的回答看不出有问题。三百零六号令。 更改了整个联盟驻军结构，调整了十六个军事要塞的航线，在玫瑰之星附近设下重兵，反而削弱了几处毗邻域外的边境。什么意思？认为第八星系比域外的反政府武装还危险？我不知道，但据说第八星系在天然虫洞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，已经可以通过虫洞传递稳定信号了。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？ 沃尔夫做了两百多年联盟统帅，联盟成立至今，最伟大的军事专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。即使他真这么想，也不可能做得这么明显。中央军已经有所不满了，而且我已经半年联系不上他了。你能想办法去见他一面吗？好的，哈尔斯先知。 星舰即将离开虫洞区，能量反应在正常范围内。检测通讯信号，通讯信号正常，正在解码信息。真让人难以置信，第八星系的同胞们也太一心向学了。无聊的科普直播居然有四亿人在线看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你是不是傻呀，弟弟？你的出生虽然是一个买一送一的悲剧，我也理解你先天发育不良、语言功能障碍。 但你不觉得自己这句话使用频率太高了吗？当年第七星系被反乌会袭击的时候，林将军放了八亿难民入境，之后月千点被炸毁，在第八星系和联盟之间开了一条天河，好多人以为自己有生之年再也回不去了，懂了吗？在线只有四亿人，那是因为今天是工作日，很多人不方便看直播。信息解码完成。他们传回来的信息是。 自由联盟军之歌。玫瑰之心外是第一星系，之前他们没有深入过玫瑰之心，不知道也就算了。但上次总长和你们直接跑到玫瑰之心聚齐，把联盟吓了一大跳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们那边不可能一点准备也没有。我还是觉得实验星舰里应该带几架机甲，一个科研团队。 混进几架武装机甲，你是要干什么？以前说不知道虫洞那边有什么，还交代得过去，现在明知道方林是谁，还这么干，担心别人没有把柄吗？可万一他们要是翻脸呢？远征队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林将军，到了玫瑰之心，如果碰到联盟军或者中央军，先代我向他们的吴尔夫元帅问好，就说我在虫洞这头，遥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。是。 他们没理由翻脸，就算有也不敢。放心吧。按照目前的公转周期推算，玫瑰之星到沃托最多布置四个军事要塞，除了第一星系边境守军杜克以外，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人。跃迁通道能过一支超时空重甲战队，我要是想过去，从玫瑰之星开到沃托，六个小时足够了。除非，他们把联盟中央的第一星系也炸成孤岛，或者把全境兵力。 都调到玫瑰之心，行势动众，就为了一支只有三个人的科考队吗？沃尔夫是统帅，不是疯子，没那么草木皆兵。再说，各地中央军现在自主权相当高，也不一定会听他的。你到现在还相信沃尔夫不是疯子吗？沃尔夫爷爷，印象里他从来都不是那种慈眉善目的长相。灵位的葬礼上，我以为他会带走我和静姝。 结果他没有。后来，我觉得我会保护好静姝，可是我没做到。我连她的婚礼都没有参加。二十多年没回过沃托，二十多年没亲眼见过她。二十多年来，最亲近的距离是小行星上隔着一个生态舱。他已经成为了我最危险的敌人。相比联盟。 海盗自由军团会更麻烦一点，他们前一阵刚在玫瑰之星附近闹过事。按理说联盟应该戒备，但是鸦片无处不在，还是得小心。请远征队事先确认干扰器是否能正常运行。实验星舰注意，不要离开玫瑰之星区域，在那边架设好通讯装置，立刻回来。是，干扰器运行正常。实验星舰即将离开虫洞，通讯通道对接成功。 我们需要回到第七星区了。什么情况？舰队遇袭了。不要紧，是海盗，零星几下机甲而已。我们立刻返程。等等，薄荷，三号舰零一七机尾方向有一支武装机甲战队。防护罩开到最大。啊！他们打的是海盗，不是我们。海盗已经被清理了。 对方发来的通信请求，接进来。哎，看他的样子，好像是个联盟的上校军官。我是联盟中央军委驻第一星系边境守军代表，我姓洛德。几周以前，第一星系捕捉到了玫瑰之心的异常能量波动，知道也许会有那一边的朋友过来，担心海盗捣乱，特意加强了巡逻。没想到还是有漏网之鱼，希望您没有受惊。杜克将军派我来问问，从第八星系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？ 我们期待那边的声音很久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转达林将军的话？可是，那话听着不像问候，像威胁。我也希望林将军一切都好。不知道我有没有幸运，能让他有一点印象。我在白银要塞的时候，曾经担任过他的亲卫。 第八星系，孤岛似的，与世隔绝了将近十七个年头，终于再次架起了一座桥。所有在外面依然有牵挂的人们，都有了回去看看的希望。而同样的技术，还能探访更远的域外，开拓疆土，把人类文明的版图继续扩大下去。也许，能开创一个更快捷、发展更快的新航海时代。 墙上刻可刻痕，代表对你的思念。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个拥抱？害怕经历时间，时间抚平过往，有太多的质疑，一点一滴的累积。 飘忽不定的恐惧来自谁的心底？再次相聚，却不知该如何面对你。走到这个境地，你要又去哪里？突然发现，离得再近，也感受不到你。泪。 水划过我的肩，形同陌路在身边，美好的回忆如今成了一切。那些爱过的照片和画面，都成了碎片。 水流过我心间，似曾相识的瞬间，再深的爱，情不住淡泊的流年，再一次。